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上个礼拜天，我们教会在附近的一个老人院办了一个音乐会。我们教会的十二个孩子弹了钢琴、吉他，还有黑管。住老人院的住老人院的人和那里的职员一直谢谢我们来，一直说我们一定要再来。 我们办这样的音乐会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为了服侍这些人，关心他们，让他们开心。我想这年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感谢主。我也很高兴啊！我们教会主要是我们教会的孩子，可以这样关心这些常常没有人关心的人。那么另外一个原因，我们办这个音乐会，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孩子机会在别人的面前表演。 也给他们一个目标，刺激他们多练习他们钢琴或者其他的乐器。我自己也包括在内。本来我也要弹钢琴，陪伴我的儿子，当他拉小提琴的时候。但是我太糊涂了，那天我忘记带我的谱去，所以就没有弹。但是呢，前一两个礼拜我都在练习那个曲子，因为我知道我要表演。 那个音乐会给我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那么，在我们今天早上福音书经文里，《路加福音》二十章二十七到四十节，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，非常清楚的方向。可以说，他给我们我们最终的目标、最终的方向，也最终的目的地。 耶稣跟我们讲这个目标，是因为有有一些人、一群人，他们否认有这样的目标，他们也因此就来找耶稣麻烦。我们现在再一次念我们经文的前一半，从第二十七节开始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摩西。” 为我们写着说：人若有妻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没有孩子死了；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娶过他，那七个人都娶过他，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。后来妇人也死了。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，这很有意思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这些撒鲁该人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情况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否认有复活的事。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也说，撒鲁该人说没有复活，也没有天使和鬼魂，这些他们都否认了。 因此，他们来用这个奇怪的例子来取笑耶稣，因为耶稣教导说，的确有复活的事。他们问耶稣说：“如果死人真的会复活的话，那么这位寡妇在天堂里面会是谁的妻子呢？”在他的回答里，耶稣先处理这具体的问题：寡妇会是谁的妻子？ 然后他处理主要的问题，就是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。我现在就再一次念后面一半，第三十四节开始。耶稣说：“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得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。” 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上帝的儿子。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经几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就只是明白了，上帝原不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。有几个文士说：“夫子，你说的真好，你说的好。” 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。首先，耶稣说，在天堂里没有娶、没有嫁的事，这是因为你复活之后，你不会再死，会永远活着，像天使一样。在这个世界，因为人会死，所以一定要有婚姻。如果我没有结婚、生孩子的事，很快就没人了。 但是在天堂里，你不会死，所以不需要生孩子，就是不需要有嫁娶的事。耶稣就这样处理，先处理撒都该人具体的例子，奇怪的例子。接下来，耶稣就面对撒都该人主要的问题：他们否认有复活的事，他们认为你死之后，你就没有存在了，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。 你肉体死的时候，什么都结束，这当然是完全否认、完全就是拒绝圣经很清楚的教导。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耶稣就引用圣经关于摩西的一个例子，因为撒都该人刚才也用摩西的例子，摩西所说的话。这摩西的例子也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就业经文，从出埃及记第三章。 那段经文记载了上帝如何向摩西显现，为了叫他去埃及带领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出来，去上帝所应许他们之地，就是迦南地。当上帝在跟摩西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。那么这三个人早就死了。 但是上帝还是说他是他们的上帝。如果人死之后没有复活的事，上帝就不会说他是他们的上帝，因为那样上帝就会是死人的上帝。但是上帝当然是活人的上帝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的身体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们的灵魂还是活着的。 将来连他们的身体也会复活，上帝是活人的上帝，结论是撒都巴人不对，真的有复活的事，人的灵魂是能够复活的，人的身体也是能够复活的，这复活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方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一生是转向这个复活的。 那么在这里一定要说，这个目标和方向跟上个礼拜的音乐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。那个音乐会是给我们的孩子动机，给他们刺激，一定要练习，他们要好好的练习才会准备好在音乐会表演。他们如果没有自己准备好，音乐会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死得很难看。 那天好像没有人死的很难看。那那音乐会是那样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的复活，就是天堂。这个目标他自己都已经使我们完全准备好面对它。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让我们更准备好经验耶稣再来的日子，审判日。 其实，所有受洗的人，我们的灵魂已经是复活的。今天早上有三位新的人，就是坐在这边，啊，就是 Nina、Caroline 跟 Dana，这三位啊新的人，他们的灵魂现在是复活了。他们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本来灵魂是死的，但是今天上帝借着洗礼就重生了他们。 耶稣说：“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”今天借着洗礼，这三个人，他们都是从圣灵生的，他们的灵魂是复活的，他们借着洗礼也是与耶稣一同埋葬、一同复活的。他们是披戴，是穿上，像这个袍子。 皮带穿上基督的，因为他们这样与耶稣连接了，他们就完全准备好上天堂。今天早上，上帝白白的赐给他们那目标：死人复活。他们的灵魂今天复活了，他们的身体将来在审判日的时候也会复活。他们那样灵魂与身体就永远在天堂里面活在上帝的面前。 我们所有受洗、相信耶稣的人都跟他们三位一样准备好。上帝给我们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方向、我们最终的目的地，并且不是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准备才可以得到这个目标。上帝借着他大能的道，借着洗礼已经使我们完全准备好。耶稣基督。 耶稣基督自己，他有没有准备好？就是世界末日，他当然准备好。那如果耶稣准备好的话，那我们每一个借着洗礼、借着信心与他连接了，我们当然也都准备好。耶稣的好准备是我们的好准备，耶稣的意是我们的益，耶稣的圣洁就是我们的圣洁。现在我们不是努力为了让我们准备好。 不是，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准备好，所以我们就努力。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，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就说的很好，第十三到十五节说：“主所爱的弟兄们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他从起初。” 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得以能以得救。上帝借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所以，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。 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。我们努力坚守上帝已经给我们的一切，因为我们的老我、外面的世界和撒旦的试探，他们一直攻击我们。因为这样子，我们很容易走歪，离开正路，忘记上帝已经给我们的目标和方向。 我们很容易忘记如何从那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。像撒鲁盖人一样，我们活的好像只有这一生而已，死后就没有存在，因此就一直享受今生的娱乐或追求这世界的荣耀，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非常暂时的目标而已。 我们如何每天？我们如果每天每个礼拜花我们的时间呢？是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那么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各种祝福是没有问题的。他给我们祝福是为了我们，我们呃很开心的呃享受。但是我们如果越来越注重那些祝福，而慢慢的越来越忽略上帝的道，忽略永恒的事。 我们有可能就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那目标，失去了那最终的目的地。我们那样忘记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方向，我们那样走歪路，是一个死人的行为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活的，不要再像死人那样生活吧。 上帝是活人，上帝不是死人，上帝。但是，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就是喜悦把死人复活，他也借着你的洗礼已经那样做，他也喜悦赦免洗净死人的罪恶行为，他今天借着他的道，等一下借着圣餐也就会。 那样做。今天早上，天父上帝在他的大怜悯里，再一次地兼顾你、更新你，在基督里面，也再一次地除掉你老我死人罪恶的思想和行为。你在基督里是复活的人，你死人已经复活了，你这位死人已经复活了，将来连你的身体。 都会复活在那活人的上帝面前，永远活着。阿门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都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门。